锵锵三人行，本来呢是可以说说这个查韦斯啊，但是呢，显然内地啊有更加这个什么这让人惊叹的事件啊。徐老师讲，这算世纪十大奇案，嗯，也许可以算。你觉得你不能理解这个周喜军？对，对我不能理解。你们觉得可以理解啊？ <laughs> 不是理解，就是因为假如他做了非常恶毒、黑心的事情，哈。 那类似的事情一直以来，我们经常看到，可能媒体夸张了，看到在在内地都有发生嘛。嗯。所以背后一定有一些集体的理由。嗯。包括那个新的整个性格扭曲哈，整个还有整个整个他制度的不公道等等。那你不能理解是哪个部分呢？你偷一个车可以理解。嗯。对吧？然后你车上发现有个小孩儿。 那你要把这个包袱丢掉，这也可以理解。我不能理解的是，你为什么要把小孩杀掉呢？这个小孩很小，他他也不会来指控你的。你明白我思？你犯罪有几个？一是你直接得到好处，那你你直为了直接得到好处，你来犯罪，你打打劫这是一个犯罪，你把把人家打昏，把钱抢掉。第二个是你为了排除坏处。 我我在做一个事情被你看到了，嗯，好，那那个你看到将来会危害我，所以我把你也干掉，那这是他就在这两个之外，他只要把小孩很简单，你你只要把小孩放在野地里就行了吗？你你只要把小孩放下，那那也不是他直接的把人家弄死，那你看他放在野地里既就就没有对他直接有坏处那假如从开这个车，启动，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哈，那个凶手。 他的站在他的角度，嗯，我现在要把它放出去，我要打开车门放下去，很可能被人家看见，嗯，我被抓到的风险就高了。对我来说，我不干，风险高。我最简单的方法，我们用最冷血的逻辑，这是不不表示接受哈。就说最简单的方法，我在车里面把它弄死。他不是在车里，他就是到外面去的。 是不是啊？也不是，把把孩子掐死，先在车里掐死，掐死，然后再丢出去。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？他开，现在有人批评说长春的这个这个交通电台，嗯，全程的，所以你看这个啊，也不要轻易聊到什么公民道德底线，嗯，因为这是一个，只有这一个。相反，如果你真讲公民道德的话，这个长春全程好多出租车司机啊，整天这一夜呀。 全他们记者到了长春呢，二十四小时，全城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汽车都闪灯，闪灯的车都是的士车、私家车，就听到了广播以后啊，自愿配合警方啊去找这个找这个孩子的。你你要这么说，那那公民道德是还还还很还很高嘞，对吧？哎，不是说这个他，所以后来有人说呢，呃，还不能怨这个这个电台发动全民大搜捕，因为。 他是七点二十把车偷走，八点二十至少在八点二十以前，他就把孩子弄死抛弃，甚至车都抛弃就走了。那后来大搜捕那是后来的这个这个事情。你一个你一个奇怪吧？他原来的目的也不要了，他本来的目的是偷车，对不对？那那那那慌了，他怕了，哎，怕了。你知道。 所以啊，这事情真是奇怪了。你觉得奇怪是吧？我做过文道拍案，我就， <laughs> 我也觉得奇怪， <laughs> 我也觉得奇怪。我先给你引证一个，有个著名的犯罪心理学家，就中国什么公安大学那个李玫瑾教授，他说说这种人呢，应该就是说没有养孩子的这种经验，或者说他的家庭生活一定有问题。事实上，这个人有个儿子，而且你知道还有个奇闻呢，就是说你知道吗？ 说这个人不是自首吗？嗯，微博上传出一个消息，说这是父亲，说是父亲顶罪，帮儿子顶罪。哇！说他这个儿子，这个婴儿的这个这个这个，他儿子是婴儿的母亲的前夫。What？然后他们是家人，还是抢了女朋友，还是怎么样？ 微博上就有这么一条消息，但是你放心，徐老师今天辟谣了。 <laughs> 当地公安， <laughs> 当地公安对，你你那个谣言啊，就是在解答我刚才的问题，等于试图如果把这个事情叫英文说叫 make sense，就是说讲通它。嗯。那假如说这个人是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，那你变成一个蓄意谋杀，这个事情就讲得通了。他现在你这个一辟谣以后，事情又讲不通了。我跟你说，犯罪的这个历史上啊，这个案例当中。 讲不清的太多了，嗯，你知道这个里面，我约略我能够察觉到一点。你知道我呀，特我觉得有李商隐有一句诗，我就琢磨琢磨，就是我生活里啊，很多个后悔，很多个现象，都是这句诗闹的，不是都这诗闹的，就都是这句诗反映了一种人的一种心理现象，叫做啊，这个呃，此情可待成追忆啊。 只是当时已惘然。嗯，有这么一句诗，本来是讲一种很美的调调，是吧？但是我就说啊，他这个“只是当时已惘然”呐，揭示了我们人呐经常会有的一种现象，就是在那个情况的当时，你呃无错了。你事后明白过来，哎呀，我不能这么。你比如说，很多时候你想，哎呀，我当时应该那么说，可是为什么我当时就就那么说了呢？ 包括主持人最多，你这比如说，呃，这个这个说话失了分寸了，说了句不该说的话，你后事后你想起来你很奇怪，为什么当时就那么是啊？是人有时候在情境的很奇怪的情况下，做出一些非理性的，自己也解释不出的情况。但是我总觉得掐死一个婴儿是在这个界限以外。那么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记得有一个著名的案子吗？一个弹钢琴的学生开车撞了一个女的，发现这个女的。 还没死，然后就鬼使神差，就哐哧哐哧哐哧又戳几刀，戳死了。这个解释得通啊，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他为了逃避这个罪啊，他这个行为其实是有理性支持的，就是说我我杀了一个人没杀死，我把他索性杀死，我就冒险做这么一回事，跟这个事情还是不同，就是说这个事情他他并没有一个效果能够达到他逃掉自己。我有一点感觉是什么呢？ 他这个人呢，有些案犯你知道吗？他这个有点爬行类动物的大脑，就是他这个，他对人，他对生命啊，对甚至对一个孩子的生命啊，他没太觉得那是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只有他没太觉得那那是个生命，那那那是一个麻烦。你看我看到的报道就是，他开着车，他才一个小不到一个小时啊，他开着车，这个孩子哭闹，他心烦意乱，你想他心烦意乱，这这掐死，一掐死，你知道吗？越越做越错，掐死这怎么办？ 扔了他，车也不要跑了，是一种，对他他，因为我觉得真的要从犯罪者他的眼睛来看，因为案情现在还不清楚哈，我觉得他真在那时候除了心烦意乱以外，对他来说他会有估算成本的。 你说，所以我觉得说，只估算成本我就搞不。他就把它杀杀掉了，他不要吵了。你越吵，我开不了车。我们也不清楚，可能旁边也有其他车。有什么好杀的？你就把它丢在外面不就行了？你这个你也照样没责任，人家也追究不到你。好，那么徐老师，你知道有那样的，咱们过去听说过，在这个农村里重男轻女非常严重的地方，嗯、亲生父母啊，嗯、那个一生下老婆一生下来看是个女的，咣当扔水缸里，盖一盖。对。 对，弄死，弄是亲生的女儿。对，那那么这个时候他当时这是可解释的，这是有理，可解释的，对，有理性的傻傻 <laughs> 对啊，因为他的他的理性是第一，他要男不要女；第二，他觉得家长有权利处置小孩的生命，你是我做出来的，我就可以来处置你。这种逻辑现在到处要照你，那你说这理性，他真正的理性是发现这孩子在这儿有一万种方法没必要，这是这是会给他这是死罪啊，这是会给他带来最大危害的。 掐死他是一种最糊涂的做法呀！哪怕不要车，把车这孩子留在车上，人走了，他都没这么大罪啊！对，那你说他是这是什么呢？他就是就是理性解释不通了。就是我我解释不通，他判断错误。我们要要承认说人会判断错误，不管我们是不是犯罪的人哈， <laughs> 他犯罪人他判断错误了啊！我觉得是用我刚说的逻辑哈，他觉得说哎，我杀死他会比较安全，对我来说比较安全。 可所以他犯呃判断错误啊，只有在这一点上，他跟我们所有人都相通，就是我们其实都会犯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犯了一个小错，然后我们去犯一个很大的错去掩饰这个小错，这种事情我们每个人，包括政治家，你在历史上都会看到很多，本来是一件小的事情，你为了掩盖这件小的事情，最后你养养成了一个比原来这个事情大得多的事情。 当然，这个教训我们普遍要吸取。你知道，这次也有很多人就说 <laughs> 说，实际上碰见这种事儿，大家都说那个是个万恶的，嗯，那个是个万恶的凶手，这就不用说了。嗯，但是很多人就说啊，孩子的父母亲也是应该谴责的。嗯，就是就是说，哎，你八个月大的孩子啊，我跟你说，呃，我我觉得就是父母二人啊，你如果就是十呃十岁以下的吧，这个小孩啊。 你要是让他离开你的视线，你是不是就是失职啊？对，你这你怎么可以让他离开你的视线？你八个月大的婴儿，你有时候看孩子满地乱跑，你都必须有一个人，他不能离开你的视野啊！否则的话，出了这个事儿，你光怨这个犯罪分子，你不说这个，哎，这个这是两回事。父母也失职，但是跟犯罪分子倒是两回事。是，哎，咱们接点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我刚才说错了啊，我说是八个多月，是两个多月。但是我为什么继承这个孩子是八个多月呢？因为大家现在这个链接啊，又链接一个美国的新闻，那是个八个多月的婴儿，就年轻的父母亲就要下车看手机，让这个女朋友、让母亲也下车来看，就车没熄火就离开了这么一会儿，那偷车贼开着车就走了。可是四十分钟之后，这偷车贼就打电话报警。 哪哪哪有辆车，车里有个孩子，人就走了。这是正常。这是正常，对吧？可是，哎，我觉得以我听说的美国的这个法律啊，这父母这种行为好像都要受到检控的。不，不同的州有不同的呃法律了。像纽约，只要你把八岁以下的小孩单独留在车里面，就要检控了。他的罚则，坦白讲，听起来也没有太严重，第一次罚一百块美金。 第二次呢，又犯了罚两百五；第三次呢，罚四百，还要有可能坐牢。反正他罚，而他的立这个法呢，也是基于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有没有死人我忘了，就是把小孩留在车里面被偷了，后来闹出事情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推动推动立法啊。所以中国这次大家这么对这个小孩的事情这么关心啊。 还有上次什么小月月的事情，小月月也是全民关注啊，使我想起现在我收到的一个，据说是骆家辉的一个评价，他其对对对，就那个大使，他其中有一条就讲概括中国人叫不为朋友的成功欢呼，却愿为陌生人的悲惨捐助。他说中国人有这么一个特点，他讲的这个我不知道是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我读给大家听啊，我个人觉得。 挺有意思的，他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是这样：一非常聪明，但非常相信传言； <laughs> 二凡是喜欢抢，从出生抢床位到临终抢坟地，从头抢到尾； <laughs> 第三，在大事上能忍气吞声，但在小事上却斤斤计较；嗯，第四，能通过关系办成的事。 绝不走正常途径。 <laughs> 对，有时候通过关系办办的还更麻烦，还还还是要通过关系。五计较的不是不公平，而是自己不是受益者。 <laughs> 六动动不动就批判外界，但很少反思自己。七自己爽不爽没关系，反正不能让别人爽。 <laughs> 八就是我刚才讲。 不为朋别的人的成功欢呼，却看到陌生人的悲惨，中国人会动心。嗯，呃，九不为强者的坚持伸手，愿为弱者的妥协流泪。中国人喜欢流泪，为弱者流泪。嗯，十，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，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。想想自己都很对。十一，不为大家的利益奋斗。 愿为大家的不幸怒骂。 <laughs> 十二，不为长远未来谋福，愿为眼前小利冒险。反省有没有？听听起来像文涛讲的，不是我们家辉兄是吧？ <laughs> <laughs> 哎，家辉兄是何？哎，家辉兄是何？听起来讲得像家辉嘛？没错，家辉兄我们知道是何其谨慎的人呐。嗯，他不可能。 这样对其他地方的人民发这样的评语，对，可是也可见我们家辉兄的威名，对不对？嗯。明明文涛说的话都用 <laughs> 家辉兄的名义来说， <laughs> 比较可信。 <laughs> 我为什么？我的自白吧，我的自白。我为什么读呢？因为我发现有些东西，我反省一下自己都有。就是你看，其中他讲一条，我们宁可在潜规则下面受罪。 也不会为执行规则去去承担，因为执行规则很难嘛。嗯，这这个一个正当的规则，这不仅在中国大陆、香港一样啊，有时候你就就就默认这样。然后我们不不会为强者去欢呼，我们看到小月月，看到这个啊，你看这个这件事情，大家最痛心是两岁，不是两岁，两个月的婴儿，这就触动全中国人民的心。但是中国人民就是这样，他为了。 弱者妥协，大家流泪，这就是 <laughs> 鲁迅先生讲什么来着？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啊！对，就是我们很容易悲情，哎呀，悲哀，哎呦，就难过。而且哀其不幸多，嗯，怒其不争少。哎，怒气现在都很少了。而且我觉得两个相关的，我经常觉得说。 当你知道要争，而且要争大的事情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时候，你就不敢了嘛？理性判断了哈，不敢的话，坦白讲，不敢的话，不表示你接受了，你还是有情绪的。那情绪压压下来了，那在一些我不会说小事啊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层次里面出现的悲剧，嗯，我们的情绪就出来了。 哎，我说愤怒的不得了，我说哀动的、悲动的不得了就出来，所以我觉得两个是相关的。大的事情，整个大的环境，很多东西压抑下来，所以就变成像文涛这样看着《我是歌手》都哭的眼泪 <laughs> 泪流满面。所以我就说 <laughs> 这个这中国电视这种哭爹喊娘的这种 <laughs> 这种现象，你知道，我我后来就觉得，尤其是我我外国我见识的少，反正我看外国的电视节目，我看的这种情况也不太多。我觉得中国啊。 特别喜欢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人家愿意这样，那应该祝福人家哈。你看电视上经常有这个明星啊，就香港人讲话叫撒一横风，就是自己的儿子啊、老公啊什么来了，然后就在那哭痛哭流涕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说句真心话，我觉得这这个这个这个品不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父爱母爱。 没有的，你知道吗？甚至就是说，哺乳动物都有。对，这是这是这是本能啊，这是人的母爱，这不让他爱都不行。这是欲望，这不是道德，这不是雷锋，这是这是欲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为了一个这个去讴歌个什么呢？天下的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？你看这个长春的这个这个这个小孩，这这这个这个妈妈一见这孩子疯了。 精神崩送精神病院了，疯了已经。没有我文章，我我是完全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哈。这我偶尔看那些节目，我看到我接受我就去广告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<laughs> 哎，佳慧，广告回来 <laughs> 我可以说了吧？广告回来是吧？没有我，因为我偶尔看那些节目，我不觉得他们在炫耀父爱母爱什么爱，他们在炫耀什么呢？炫耀我是如何努力来克服困难。 才能实践我的母爱，所以我们就看到经常有那种节目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可能包括香港哈，太多的种种莫名其妙的困难，可能人为的，可能制度的，可能种种理由，嗯，让人家想很自然的，你说很自然嘛？母爱父爱没办法来发挥出来啊，总是突然小孩不见了，被绑架、被偷走了、被害了等等等等。可是呢，父母亲呢，或者说小孩也是努力。 历尽艰苦，把它克服了，重回大家重新呃碰在一起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炫耀的是这个，那我们就看到就感动了，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也经常碰到莫名其妙的困难哈啊阻碍，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蛮感动的。讲的都是不幸的故事。对 <laughs> 对对，我同意那个佳慧讲的，中国人的这个流泪啊，尤其大型的节目有现场流泪，宣扬的其实都是苦爱。 不容易，就是爱的苦啊，就是啊，就是一对夫妻 <laughs> 结婚七年了，嗯，见面没多少天，对对在两个列车过招招手，还有一对老夫妻在山上修一条路，对不对？多少年背上背下，然后下面看的人都就是刚才讲的为悲哀者流泪，但是搏斗的、奋斗的、站出来振臂一呼的人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的。 你看嘛，所以为长远利益奋斗的是没人的，而为了眼前的小利冒险拿了个奶粉过关的大量。 你你清清楚没有拿奶粉过关的信息都很灵的，又知道世界上有很重要的事情应该你来表态的，不表态就多带几罐奶粉，被人罚五千块。这两个人被罚了五千块以后， <laughs> 哎呀，我真想，他肯定两面都骂，就不知道骂谁好啊！你知道？这照这个呃尼尼尼尼尼采老哥的这个看法，这就都是弱者的哀叹，对对吧？ <laughs> 只会这种弱者的呻吟，对对吧？ 我们好像都是离本能的那种情情感比较近的东西啊，父父父爱母爱啊，你看包括这个奶粉是吧？婴儿没得吃了，我记得谁啊？李敖不是最爱说一句话吗？说萨特说的，说婴儿都饿死了，文学还有什么用？ <laughs> 现在因为你们香港人，大陆的婴儿吃不上奶粉了。港囧应该拍个宣传片在大陆放，这是破香港妈妈买不到奶粉流眼泪。 只要拍这个片，在内地，在我所有电视，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您买不到，我们买不到。